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前面在那个沙漠风暴那一部分节目里边啊，咱们讲到啊，经过将近三年轰轰烈烈的战斗，轴心国呢在非洲战场是彻底失败了。隆美尔这位沙漠之狐安然回到德国养病，随后呢二十几万德意联军投降，二战非洲战役就全部结束。非洲战场啊，看似是波澜跌宕。 其实呢，最终结局啊，早就注定了。对于这个纳粹德国来说呢，这只是一个次要的战场，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投入巨资。意大利这边啊，墨索里尼虽然一心想要恢复罗马帝国的荣光，但是呢，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意大利军队无论数量、质量。 都没法跟英军比，更不用说后来加上了美国人。其实这个希特勒这个人呢，是典型的大陆文化熏陶出来的，他完全不能理解地中海、苏伊士运河、中东这些地方呢对于英国这种海洋国家的意义。你别看美国呀，给了英国那么多援助啊，但是战争期间呢，通过地中海运到英国的物资，其实占了一半多。 意大利本身就是一个横在地中海正中间的国家，而南欧的巴尔干半岛和北非的突尼斯也被占了，法国海军呢又保持中立。 再加上地中海的入海口是吧？这个直布罗陀在希特勒的铁哥们儿啊，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手里，这种大好形势之下，那如果德国能够集中全力帮助意大利，以德军的战斗力把英国人赶出非洲，应该完全没问题啊！毕竟一个隆美尔带着几个师都差点做到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大英帝国的生命线就算被掐住了，形势很有可能就会大大改观。 可惜呢，历史终究无法假设。啊，随着巴巴罗萨行动开始，非洲对于元首来说，注定只是一个遥远天边、无关紧要之地。派隆美尔过去陪老莫意思意思就完了啊！以次要之力对付英国的命脉之所在，那你想不失败还有天理吗？ 按道理说，失败就失败吧，那最不值当的是，是吧？在明明知道北非局势已经无法挽救的时候，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了面子，谁也不肯从非洲撤军，反而还隔三差五的送点人过去。啊，希特勒甚至还送过去一个营的虎式坦克。这么多部队被人一勺烩啊，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轴心国在意大利本土的防御无比空虚。 形势对于墨索里尼来说非常不利，盟军这边一九四三年初，苏军在斯大林格勒获得大胜，但是形势呢还非常危险啊，所以斯大林呢是最希望英美能够在法国登陆，把纳粹德国的兵力啊吸引过去啊。但是盟军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英国和苏联，这要不是有希特勒呀，俩人是绝不会尿到一一个湖里去的啊。一九四二年的九月底，丘吉尔专程飞到。 莫斯科啊，跟斯大林解释啊，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四三年就登陆西欧，是吧？准备条件怎么不成熟？等等等等等等。啊，斯大林冷冷的问，是吧？说那阁下准备再让苏军孤军奋战一年吗？啊，丘吉尔说那肯定不是，是吧？说你看，咱们要把德国看成一条鳄鱼的话，我们应该避开它坚硬的脑袋，在它柔软的下腹部啊，也就是意大利这儿捅上一刀，是吧？那它不就完蛋了吗？ 是吧？斯大林非常不满意啊，说就我看呐，法国最多是鳄鱼屁股，那脑袋在我们这儿呢啊，但是他也没办法，是吧？因为他毕竟做不了英国的主嘛啊，就只能同意了。所以，一九四三年的一月啊，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啊，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开了个碰头会。会议呢做了三个重要决定：第一，北非战役结束之后，美英立刻派兵进攻意大利本土。 第二，明年，也就是一九四四年，要在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啊。第三，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必须无条件投降啊。其实，对于这个无条件这个事儿，在历史上争议是很大的。啊。利德尔·哈特就认为这是一个不明智的、目光短浅的要求。这个原则给希特勒和日本顽固分子帮个大忙啊，他们可以以此来鼓励两国军民继续顽强抵抗。 而对于这些想推翻法西斯暴政的人来说，也就失去了跟盟国谈条件的可能。那这些呢，都让战争不必要的延长了，数百万人因此而牺牲啊。不过这都是后话。在这个1943年战争还在焦灼状态的时候，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啊。就看怎么实现。那第一步就是要登陆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啊，位于意大利半岛的最南端啊，它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意大利这只大靴子尖儿的旁边。面积不算小啊，有两万多平方公里。驻扎在岛上的意大利部队呢，人数不少，但是呢，都是老弱病残，士气低落，装备也很差啊。你想这个意大利军队本来就不灵啊，就那么点精锐，要么呢在苏联当炮灰，要么呢让老莫给葬送在非洲了。 这个时候，墨索里尼也觉得西西里危险，很可能被盟军登陆，于是呢就写信求希特勒派点增援，是吧？尤其是给点装甲部队。那希特勒很大方，啊拍过电报来说没问题，啊，给你五个师。没想到墨索里尼说呀，这个只要仨师，多了不用啊。为啥呢？那原来这个法西斯跟法西斯之间啊，也是充满了猜忌。 墨索里尼是怕盟军在西西里登陆，也怕希特勒借机控制意大利，是吧？有时候甚至是怕希特勒更多，啊，所以这个心情相当矛盾，是吧？这个他手下的将军们不傻呀，就靠咱们这帮只会踢球不会打仗的兵，能扛得住这个英国人和美国人吗？啊，最后墨索里尼只好硬着头皮同意，让更多的德国部队。 开过来啊！不过有一个条件啊，就是呢，你们必须得服从意大利军官的指挥。于是，两个德国师就被布置到西西里岛上，其中一个呢是装甲步兵师，还有一个呢是以哥林名字命名的赫尔曼·哥林装甲师啊。这么一来，岛上的驻军达到了三十万人，其中四万多德军，再加上林林总总的防御工事，想要登陆也绝非易事。为了成功登陆。 拔了毛比猴都精的英国人就玩了一招，堪称历史上最成功的这个情报战，这就是“肉馅计划”。肉馅计划的目的是要欺骗轴心国军队，让他们认为盟军下一步要进攻萨丁岛啊，而不是西西里。那么这个任务呢，就交给了英国海军情报部门，专门负责情报和策反间谍的这个蒙塔古少校。 蒙塔古少校的团队被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职业骗子啊！他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啊！从这个医院里呢，找了一个死于肺炎的流浪汉的尸体，把他呢精心打扮，赋予了一个新的身份。 因为飞机失事不幸溺死的马丁少校啊，因为这个肺炎病人呢肺里有积水，非常像呢是被淹死的啊。英国人把这个乔装打扮的马丁少校的尸体用潜艇送到了西班牙海岸，抛了出去啊，让他顺着海浪啊飘上了岸。西班牙虽然名义上是中立国，但实际上跟希特勒暗通款曲啊，所以马上把尸体和身上的公文包啊里边的文件都交给了这个。 德国的情报人员，德国人是如获至宝，啊，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检查啊。马丁少校的这个包里、身上找到了一大堆私人物品啊，比如军官证啊、银行透支单啊、火车票啊。而且这位马丁少校呢，似乎刚刚订婚。 包里还有两封情书和订婚戒指的账单啊，还有呢，上周末看电影的这个票根儿啊，相当于一套完整的故事，把马丁少校鲜活的形象就展示了出来，是吧？就在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之中，藏着一封由帝国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奈伊中将写给亚历山大将军的信啊，这封信呢，搁在这个。 呃，马丁少校的公文包里，公文包呢用手铐铐在他的手上，那就是说这非常重要，这肯定是是吧？其中这个信里呢就提到盟军叫假装登陆西西里，真实要登陆这个萨丁岛啊！你想德国人也不傻呀，他不好骗呐，那非常不好骗。 怎么这么巧，就有这么一具尸体给我们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呢？啊，所以他们除了这个反复检查马丁少校身上的东西之外，德国人还动用了驻扎在伦敦的间谍，是吧？进行各种交叉查证。果然，啊，英军这个阵亡名单里有马丁。 啊，在这个报纸的验店里有马丁啊，伦敦的一间公寓里啊，还住着有演员扮演的马丁少校的未婚妻，这些都被这个德国的这个间谍啊证实了啊，没错啊，说这个这马丁少校的身份是真的啊，甚至这个这个德国人这个这这个间谍呀，还玩了一招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间谍，呃，这个行业里边的。 绝招啊，叫死谏啊，就是由间谍、德国间谍扮演的英国军官去见这个由演员扮演的马丁少校的未婚妻，啊，对他表示慰问，说我是马丁少校的战友啊，听说他淹死了，那这太不幸了，我来对您表示慰问，啊。如果这个马丁少校是假的，那么这个间谍的身份就会暴露。 啊，就会暴露，是吧？所以他这是死谏，就是我明知道自己有可能一去回不来了，但是我为了探出真实的情况，我就去了，啊，我就去了。结果呢，马丁少校的未婚妻，是吧？非常的哀痛，哎，谢谢您能来，您看您跟他是吧同同一个战壕，这挺不容易的，特别感谢，啊，所以这一下这个德国人就更加信以为真了，啊，情报部门更加信以为真，认为是。 真情报就把他送到希特勒的手里那希特勒对此是深信不疑，马上就把准备增援意大利的一个装甲步兵师派到了萨丁岛，还调了两个空降师待命，随时准备支援。 那这么一来，盟军登陆西西里岛的难度就大大降低了啊！早在这个德意联军在非洲投降之前，英国人就开始了计划工作，准备用美英各一个集团军的兵力，从西西里岛南部和东部两端同时登陆，然后分别冲向岛的西北角西西里的首府巴勒莫和东北角的墨西拿。 行动计划呢，取了个名字叫哈士奇啊，估计这个时候这个哈士奇啊还没有“二哈”这个外号啊，否则这个行动就太幽默了啊。联军总司令是美国的这个艾森豪威尔将军，具体登陆作战由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负责。英军登陆部队呢是蒙哥马利指挥的第八集团军，美国登陆部队呢是巴顿将军指挥的第七集团军。 一共有六百多辆坦克、四千多架飞机、三千二百多艘舰艇，首批登陆的总兵力就达到了十六万人啊！这个数量啊，甚至超过了后来的诺曼底登陆。那为啥盟军要在西西里这么一个弹丸小岛牛刀杀鸡呢？啊，其实就是为了今后反攻欧陆练兵啊！登陆这个事儿啊，太复杂啊，陆海空三军必须密切配合。 再加上还有美英两国的军队，两套指挥体系之间的协调工作就极其繁琐，不趁此机会多加历练是不行的。啊万事儿俱备，盟军这就要在阔别欧洲大陆三年之后杀回来了。那么西西里登陆战能否顺利成功？巴顿和蒙哥马利谁能在此大显神威？咱们下集再说。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